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？在这里跳楼，我们还要不要住了？哎呀，可不是，这死哪不好，非死这儿。这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这种骗死的人，晚上会不会闹啊？严哥，您可算来了。真是会。法医正收拾着呢。这姓汪的可真会挑时间死。我早上接到电话的时候，离霸王硬上弓你陆顾问只差这么点距离啊。不是吧？难道不是含娇带嗔，半推半就？ 虽然实际情况就是这样，但我不得给你路过留点面子吗？黑锅我背了呗。哎，从哪儿摔下来的？能确定吗？法医怎么说？基本可以确定是从楼顶天台上摔下来的。不过大雨对案发现场造成了极大破坏，目前没有提取出除死者之外其他人在天台上活动过的有效证据，所以公州刑警支队和法医的初步论断都是畏罪自杀。 畏罪自杀。早上市局方支队也是这么说。您怎么看？能在警方刚开始抓人的时候就闻风而逃，又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蹬自行车跑了，这么神通广大的一个人，施展浑身解数，竟然就是为了连夜跑到公州来自杀。 <laughs> 走，上去看看。晋江文学城，怀善原著。 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：破云》第二季第十二集。严哥，就是这儿了，这是去天台唯一的门。 就这扇门，只提取到了汪新叶一个人的指纹， <laughs> 真当咱们人傻好糊弄呢？哎，严队，哦，我们建宁市局刑侦支队目前主持工作的领导来了。老高，县长怎么样？ <laughs> 严副队长，你好，你好。严队，这位是公州刑侦第一支队的齐思浩，齐支队长，我们正商量案子的事呢。啊，齐支队。 当年，公州建宁联合行动，咱们还打过照面。短短几年，物是人非啊！严父现在是越来越有威仪了。 <laughs> 确实物是人非啊。当年联合行动时，你们的支队领导还是……啊，对，江婷。瞧我这记性，你们江队可真是了不起啊！要不是后来牺牲在了缉毒第一线。 齐队就是那时候调去刑侦口，然后步步高升到现在的吧？往事不用再提。来，我带严父看看案发现场吧。好，这里就是死者跳下去的地方。嗯，跳下去，这护栏得有一米三四吧？ 汪星夜身高一米七五左右，体重怎么说也得有个小两百斤，能爬得上去吗？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，如果求死欲望特别强烈的话。 <coughs> 姐夫，你说什么？我刚才跳起来试了一下，哎，实际上做不到啊。齐队，你看，这人要想爬过护栏跳下去，脚下不垫东西的话，起码要先做个引体向上。 我这样的体型还好，至于汪星夜，这胖子，真不是被人抬起来硬扔下去的， <laughs> 没有任何现场物证支持这一点。附近的治安监控呢？现在市侦人手紧张，就是再把监控看个几遍也没什么用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建宁的市侦人手多，不如调几个人过来帮忙看看。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做不到。 案子既然是发生在公州的，就理应是我们主办。你们想看视频，先拿部里的跨省办案批文再来说吧。你，哼，那依齐队的意思，这案子应该算畏罪自杀了。嗯，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啊，他不是自杀。可是情况呢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们先下去吧。 行，马行，老高，走，是是。哎，严老弟，有些事儿不是我一人能做主的，你明白吗？哎， <laughs> 我也听说了你们建宁的连环绑架案。 据说汪兴业还美胸袭警了，是吧？ <laughs> 那只要不是弱智，都知道被抓了只有死路一条啊。这么个罪大恶极的犯人，畏罪自杀不是很正常、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？哎，再说了，这个人一死，省了你们多少麻烦？ 蒙着被子都要偷偷乐出来，你说是不是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们还有一堆被害人的尸体没找到，埋在哪儿呢？哎，他说话的时候看那边做什么？那是七零一。哎，那边怎么回事啊？我刚看到，好像有刑侦人员在忙，发现了目击者。哦。 没有，前两天啊，那家人报了个入室抢劫，今天正好出现场，一道看了，啊，嗯，入室抢劫，这么巧就赶到这两天呢，那可得好好查查，万一跟汪兴叶坠楼案的内幕有关呢？杨老弟，我就直说了吧，这案子真没内幕，哦。 如果汪兴业不是死在了这个小区，甚至只要不是这栋楼，那我们是可以尝试冒险再往下查的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案子定性为畏罪自杀，不仅对你、对我、对上头好，对整个大局都是利大于弊的。这栋楼里有什么？ <laughs> 没什么，齐兄，这是有难言之隐的。可就算我理解你的苦衷，上面还有鉴定事局，乃至省厅那帮老头子，要怎么跟他们交代呢？到时候我们旅局要亲自过问案情，那齐兄可就难兜住了。哈哈，没关系，这就是你们旅局的意思。什么？不信啊？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，嗯，喂，吕朗，哎，是我小齐。好，严福在我这儿呢，啊，您亲自跟他说吧，啊。喂，喂，严奇，李局，我正在公州看方新叶坠楼的案子，我们畏罪自杀，但是看过了情况，就立刻回来吧。 牢记着现场细节，让马翔呢多拍几张照片，有什么能带的就都带回来。其他的事啊，目前不用想了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留着线索，以后再说。可王兴业死的太是地方了，你立刻回建宁，主持队里的工作。 <laughs> 严老弟。 啊，确实是条过家猛龙，但可能有些事情啊，建宁上边也没跟你说清楚。总之，汪兴业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，早点结案，对大家都好。好， <laughs> 啊，回去路上注意安全，英哥。 我们现在，那我就先回建宁了。你就真回去了？哎，多拍点照片，机灵着点有什么毛发、指甲、血迹一类，能捡起来就捡起来带走。趁没人的时候，去看看那个七零一。是是。言队，你。 <coughs> 就算你再砸一百遍。 哪怕把这辆车拆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 <coughs> 韩小梅，开车，回市局。是。我连尸体都没见到，连吕局都咬定了汪兴业是自己跳楼，对大家都好。一个死刑犯自己跳楼死了，这就是对大家都好？ <laughs> 那个姓齐的孙子是什么人？齐思浩。 当年，共州禁毒第二支队队员，性格比较平庸，经济条件不太好。大概优点是比较听话吧。二支队重组后，被提到刑侦口做了副职。半年前，支队长退休，他才被扶正上了位。你怎么知道？稍微打听打听就能得到的消息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李局说，王新叶死的太是地方了。姓齐的也说，如果他不是从那栋大楼上掉下来的话。 这事儿是可以冒险往下查的。那栋公寓楼里曾发生过什么？是不是跟住户七零一有关？在质问之前，为什么不先想想，别人的隐瞒可能真的是因为时机未到？ <laughs> 你 <laughs> 喂，李局。啊。 在路上了吗？在。我好。我就是来确认一下，你确实离开现场了。那七零一。喂。喂。妈的！我就不信了。 为什么不能查这个案子？不管那栋楼里发生过什么，现在我的犯罪嫌疑人死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布里批文，彻查下去。什么彻查下去？吕局刚去省厅了，我看他办公室电话老响，就过来接一下。你小子是吃枪药了吗？赶紧回来，下午我们还得。前方一公里处右拐至衡水路出口下高架桥。等等，别转弯。 直行往前，过五公里后，在广智路右拐上高速。可是这样会绕一段，而且交通也不直行，右拐。这我叫你右拐，我知道这段路，听我的，往前开。可是严总，往前开。前方三百米处右拐至衡水路出口，经过烈士陵园，持续往北行驶二十三公里。我叫你右拐，你听见没有？前方一百米，打灯。衡水路出口。 方一点五公里，烈士陵园，持续往北行驶二十三公里。韩小梅，靠边停一下。路路这里是高架桥底下，这里下车太危险了。啊，严父，你怎么也下你就这么害怕？ 去面对前面陵园里那十多个骨灰盒吗？是的，你满意了吗？ 抱歉，我不该冲你发火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的烟，给我一个。我还不到能回去面对他们的时候。 在来公州的路上，我就对王新业的死有点看法。刚才听你说了吕局和季思浩的态度，再结合我对这个小区周边的记忆，才能真正确定这件事。哎，慢点抽。你虽然脾气急，但是猜的没错，是季利益。 七零一里是发生过灭门凶杀，还是千古冤案？什么都没有。首先，你要知道，为什么别人就是不愿意告诉你？因为真相总是盘根错节的，只要掀开了一个角，也许就能把整个内幕挖出来。尤其是你，还有着强大的资本力量，主持着省会的刑侦工作。 本身又有强烈的破案欲望，谁能保证你在得知真相以后，状态还能保持稳定？万一横冲直撞起来，谁能控制得了局面？我，我看上去像个随时会犯病的人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七零一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我保证不打不杀不问到底。这件事也是我打听到的，发生在三年前。 广州塑料厂爆炸后，竟然是那个时间点。那江婷又是怎么打听到的？那次行动失败后，厅局方面的专案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某丁的线报是否真实。排查以后确定，信息是从七零一室发出来的。也就是说。 如果铆钉的消息确实来源于红星 Q，那么它最早是红星 Q 在701室里发出来的。但是接下来的社区人口排查出了问题。对，调查后发现，这座小区出入的车辆，竟然跟一些官员家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再查下去，发现这里竟然还出入过好几位大前辈，甚至包括当时刚退下来的公州副市长。 岳广平，岳广平，那场爆炸后，很多人认为他死了，但公州前副市长兼公安厅厅长岳广平坚持认为江婷可能还没死，并且被毒贩劫持了，并极力主张营救。小区里这些人和车的关系太过敏感微妙，调查很难进行下去，只能不了了之。 你们李局应该是参加过调查组某些外围工作，才能得知其中关窍的。那又是谁告诉你这些内情的？岳广平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一手提拔我的老上司，是在爆炸后把我从黑桃 K 手里救出来的人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关系？ 如果当年调查组 <laughs> 确实把你救出来了，为什么官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？档案里写的是你在爆炸中尸骨无存。你刚才不是保证自己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吗？我不管汪兴业是自己爬上那栋楼，还是被胁迫上去的，他都太会死了。 我们都知道杀他的肯定是黑桃 K，但现场偏偏处理得干干净净。我想汪新月自己也没想到，黑桃 K 那个变态真的敢在那栋楼顶上动手杀人。 长您好，我我是严队的实习生。啊，你严队呢？呃呃，上上厕所去了。你们快到江阳县了吧？快到了，但是严队他还在厕所里上了上了好半天了。哦，行吧。但江阳县那边对范正元的调查有进展了，要不你跟严邪说，让他呢先憋着啊。 到江阳县再继续拉。啊，那个局长，严队从厕所回来了，我这就让他听电话。喂，吕局。嗯，好，明白。我们这就去江阳县。查到范五的下落了？不是范五，是范四。他生前回去一趟他老家，在江阳县的下属村。吕局安排了当地警方陪我们过去调查。 还好不是范武，范武那帮人可是有武器子弹的，万一正面撞上这帮人，我带着你们这一车老弱病残，哼，还有孕，可怎么打呀？韩小梅，哎，出发，是。哎，这旅局在刑侦群里发青壮年男性酒蹲马桶易患痔疮的科普文干什么？还特地艾特我。呃，严队，你们坐好啊，我开车了啊。 陆顾问，就是这个院子。行，那我跟陆顾问先去排查一下现场。小刘，你先在院外守着。哎，我就在这蹲着，手电筒给你们。有什么事叫我就行。啊。哎。这院子还真不小。 三间瓦房都空荡荡的，看来是家徒四壁，经济条件不咋地啊。喂，喂什么喂？你老公不会拥有名字吗？这有个地窖，快来帮忙！ <laughs> 帮你也可以，给亲一下呗，要不然你亲我也行。哎呦，这潜力可以啊！ 当年我也曾经格斗擒拿，拿过系里的前三名呢。 <laughs> 我下去看看。啊。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哎，快下来！怎么了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下来！ 干嘛不让我亲呐？我偏亲，你这……哎哎，别走别走，没骗，真的有发现。哎，我开手电筒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拆开看看，现金。嗯，分量不轻，这么多。你看上面有写字。 二十五万，一般杀手收钱都是先结一半，得手后再结一半，对吧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当过杀手。没想到你在汪兴业眼里那么便宜，才五十万。没事儿，你在我眼里价值五个亿，五十个亿，你是无价之宝。 <laughs> 快滚吧，收拾收拾，赶紧上去。这一趟也算有发现了，东西给我。 江婷，你别出来！什么？不许动！警察！有条子！严队，怎么了？糟了，忘了基层民警出警都是不带子弹的。好，需要救援。是。条子只有一个人，不能躲。别怕，我跑了。江婷怎么办？赶他上！嗯。 上，弄死他！快，下了他的枪！ 死了！他把戴哥打死了！快快跑啊！他们的后援要来了！快跑！站住！死条子！你个死条子！杀了戴哥！你去死吧！啊！我的手，我的！江婷，是江婷开的枪。不许动！老实点。 严队，陆顾问，你们没事吧？我叶顿，你怎么叶顿，叶顿，叶顿，叶西，你醒醒！叶西，叶西，怎么都是血？叶西，叶西。 叶星，你醒醒！叶星，叶星，小梅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我我只有枪，只有枪！叶星，叶南星，救护车！救救护车！怎么都是血？我，我在听，我，你说。 所以，我说，你到底嫁不嫁给我？这是我最后的、最后的愿望，请你一定要答应。哎呦，哎呦，杰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，别走，别走啊，哎。 严队，后院的子弹头和其他证物都封存好了。我们所长已经通知了上级单位，待会儿会亲自跟车押送到省局去。嗯，好。呃，还有，这赃款我也搬来了，您看放后备箱吧，我一起带回去。好嘞。那我先去封存证物了，严队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哎，来，景华，我错了。 过了还不行吗？放手，真不是故意的，当时头确实有点晕。还有我的江队长、江景都，江美人，要不你再揍我一拳？来，照这儿，哎，揍狠点啊！去，我真的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还不行吗？来，你揍不揍？不揍我可亲你了，严邪。 还生气啊？别生气了呗。你是怎么长到现在还没被人打死的？哼，因为我长得帅呀。二十五万啊！我这辈子还没亲眼见过这么多现金呢。哎，韩小梅，那你可真是太可怜了。严格决定不能让你这么可怜下去。这样吧，回去后咱们从银行里随便提个一二百万现金，或者三四百万也行啊。然后呢？然后给你合完影再存回去啊。 不然你想干嘛？韩小梅，把餐馆搬到后座来。好，来了。嗯，你想干嘛？手电。这儿呢？怎么了，陆顾问？你平时化妆吗？不太，偶尔化。怎么了？我总感觉这上面写的“二十五万”四个字。 用的像是你们小姑娘用的眉笔。这是他的私人画展。私人？我操！全是脚！这只是每年正剧开幕前一场无足轻重的彩排表演罢了。我不相信。 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